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想让我夸你吗？我不值得你肯定。我对李雨欣说的话的确是骗她的。黑桃 K 是毒枭，我是警察。无论我做什么，都谈不上背叛。如果你的思维被一个精神变态的疯子带着走，那么很快。 你就会觉得身边所有人都是叛徒。你三十多岁了，冷静点，想清楚，别把自己小命玩死。 我在江县出了点事，帮忙叫个大车过来，马上就有回见你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七集。 走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中弹进了手术室的蠢货又不是我。江哥，实在不行，这个案子就别跟了吧。显示医院又是这次，连警车他都敢动手。那个人简直，简直……你说黑桃 K <laughs> 动手的不是他。 不过难得的是，他在这个案子里留下了破绽，所以一定得追下去。什什么破绽啊？开车吧，我先睡一觉。一会儿换手的时候叫我。哦，好。 杨梅，我回房查一些东西，不用叫厨房做吃的了。可是你不吃饭怎么行呢？去吧。那你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啊。 姐，他脑子里到底装什么？我这么一个满身旧伤、满身疑点的人，他看着谁不好，非要那个姓严的，恐怕不仅傻，还有点瞎。 魏胜、范正元、江阳先，绑架、行刑，黑桃 K 主使行刑，但绑架、绑架。瓶身指纹和瓶口 DNA 的指向是一致的，都只有申小琪碰过的矿泉水瓶。 这么执着于往事重演，是因为他对原来的剧本不满意吗？这种不满意发酵成偏执，制造了残忍诡异的连环绑架案。黑桃 K 他这么享受自己极度扭曲的精神爱好，一定会衍生出心理弱点。 可他的弱点在哪里？要怎么下手呢？快点，让我进去！你这水管太不好爬了，要撑不住了！你不要命了？这是三楼。我开了四五小时的车。 我就想过来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今天不应该那么试探你。这事儿是我办错了。哎，还有，我想清楚了，想清楚后就怎么也待不住，一刻也等不及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你疯了吗？谁给你办的出院？我自己办的，都拆线愈合的差不多了，不信你看。 这种术后专用愈合胶带，县级医院怎么可能会有？明明是让人从建宁开车带过去接他的，还扯什么亲自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？嘿，这个刀口切的漂亮吗？这里不适合养伤，你回家去吧。可我不想走。为什么？没看够，还想待在这里看看你。 到底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这是案情陷入绝境对旁人产生的盲目信任和吊桥心理。我建议你了解一下情绪双因素理论，生理唤醒和情绪认知。 <laughs> 不想了解，处对象吗，江队？ 别进来，什么事啊？嗯，你你不吃饭吗？哦，你自己吃吧，我有一些资料要研究。那我我让人煮了粥，给你端进去啊。行啊，给我就行了。小心烫，你趁热吃啊。好，你也快去吃吧，早点休息。那我走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 云溪，人呢？哎，所以我说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想推门就推门呐，啊？哎呀，男女授受不亲都不懂吗？你怎么了？赶着来见你，晚上没吃饭，那你来把这碗粥喝了吧。不吃，太掉价了。什么？ 虾不是蓝龙虾，鱼不是黄春鱼，贝不是象拔蚌，也就蛋黄看着倒挺新鲜。我从生下来就没吃过这么寒碜的稀饭，还连个配菜都没有，算了吧就。每天晚上蹲在市局吃桶装泡面的人是谁啊？那是我深入基层体察民情。反正，哼， <laughs> 我才不要吃兄帝的饭。你怎么不活活饿死呢？不管。 我不要吃，哎，不如我们去外面吃宵夜吧。你自己去吧。哎，一起吧，一起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啊！来来，我先下去，然后接着你。来，江队，别怕，我接着你。这水管很好拔的。 哪儿去啊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？有什么事明天再办吧。啊，急事要出去一趟。要不我让人送你吧？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小龙虾、四斤香辣蟹、啤酒饮料自己拿啊！你二位吃好。 <laughs> 老板，嘿，好的，好嘞，来了来了。你的蓝龙虾、黄唇鱼和象拔蚌，配这杯八二年的永和豆浆真好。豆浆？哎，你看你，咱俩这对象还没处上呢，就开始关心我的身体了。嗯，身上有伤，不宜饮酒，我懂。 好吃，住院那几天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。你最好克制一点，小心刀口发炎。哼，刀口早愈合了，怕什么呀？哼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不就图个吃好喝好吗？哼，那你吃吧，多吃点。明天上厕所的时候，菊花自然会教你做人。食色性也，我大难不死，回来后有吃有喝。 又将对你这样的美人在做，可谓是人生圆满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明天先别去市局了。怎么？带你去挂个眼科。 <sighs> 真的，今天你走后，我特别后悔。 其实我试探你那几句话不是真心的，只是在心里琢磨很久了，所以情急之下才没控制住。哪句？听云那句。那种新型芬太尼化合物叫蓝金，大部分流到东南亚，其余都流到了美国和墨西哥。因为制毒原料不受国家管制。 怕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，所以国内很少见。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蓝金的存在？之前办案的时候碰到过，但理化报告被涂改了，当时的检验员也被调走了。我暗中追查了大概一两年时间，查到了一个废弃村落的地下制毒基地。 中间也牺牲了一些线人，然后呢？然后被发现了。那天黑桃 K 就在制毒基地里。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不是因为怕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会被灭口，而是。 我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啊，什么？我没见过他。那天晚上在制毒工厂里，他从后面拿枪指着我的头，说我眼前这些货价值六个亿。六个亿，你看，尘世的快乐就是如此值钱。你要杀了我？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平分财富和权利。一名优秀又聪明的警官，总比一具尸体有用多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没杀我，或者说，其实杀不杀我都无所谓。我的追查行动暴露的如此彻底，本身就说明内部的很多问题。当然。 事后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很快把那个工厂废弃了。这可能也是我能保住小命的原因之一。那后来呢？塑料厂爆炸后，你失去了行踪。那那段时间，也没见过黑桃 K 真人吗？ 昏睡了三年，那些细节已经非常混乱了。我不知道自己那段时间身在何处，也想不起气候、温度、地理特征等有价值的线索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，那段时间记忆始终是黑暗的，说明我的眼睛一直是被蒙着的。后来，我试图在大脑里构建黑桃 K 的面孔模型。 都失败了。人脑毕竟不是电脑，强烈的负面感情会影响感官，这是连我也无可奈何的事情。所以你后来想抓他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你背叛了这个利益联盟，是不是？不。从他的思维方式看，应该是我背叛了他这个人。 连环绑架是非常私人化的表达方式。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十五六岁，感情最纯真的时候，绝情之下的彼此扶持。所有意向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。如果觉得我破坏了权钱利益关系的话，没必要设计出这么复杂又离奇的连环绑架。像黑桃 K 那种兼具犯罪天分和经验的人，肯定知道，个人情绪表达越明显。 线索和破绽就越多。哎，厨房起火了！点单最后一波啊！香辣蟹、小龙虾、烧烤烫串，点单最后一波了啊！走吧，明天咱俩去天乐山现场看看，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嗯，不过这个连环绑架案虽然肯定能抓住几个人，但未必能锁定黑桃 K。 <sighs> 是。 这种毒枭级别的大咖，没有彻底铲除爪牙的话，很难一下子扳倒他。走吧。 这鬼地方，车都熄火了，哎，来一趟可真受罪。来，我扶着你，慢点下来。来，喝点水。嗨，你看你。 别想撑了，怕什么呀？回来咱就领证去。你知道这荒郊野岭的，把你就地埋了，三个月都不见得有人会发现吗？哟呵，你还摆上谱了？营养费没给够，还是屁里没下足啊？要不要再给你买俩半斤重的龙凤金镯子挂手上？别贫了。 哎，那边，凤凰你得往那边走。我说差不多你就得了，三媒六聘八抬大轿，房子可以加你名儿，但领证一定要听我的。其他条件咱们再商量。呃，酒席是办你那边还是办我这边的？或者两边都办？嫁妆的话就不要了，留着你自己当私房钱吧。估计啊，还得贴补你点儿。 <laughs> 你看，你这身体得好好保养啊，爬个小土坡都费劲。以后吧，就别这么拼了。嗯，没事，在家养养狗、浇浇花多好啊。再要不逛个街、喝个下午茶啥的。到了。啊？行行地。走吧，下午茶等着咱们呢。 <laughs> 哎，贺良的尸骨已经运回市里做尸检了，怕还有其他遗漏的线索。 所以这个坑暂时还没填，这深度起码有一米多吧？啊，最深的地方接近两米，坑底覆盖着杂草、落叶、木条等，其中大部分细木条有明显的压断痕迹。陷阱，对，手法简单但是有效的陷阱。几年前我去非洲打猎的时候亲手做过。 挖好了以后，放上肉做诱饵，猎物走过来，直接掉坑里去了。那诱饵应该是水吧？应该是。根据现场技侦的推测，申小琪应该是站在陷阱上，喝光了那瓶水，然后猝不及防的摔进去，压在了贺良身上。想想都觉得瘆得慌。附近的脚印和指纹提取过了吗？脚印提取出了一些，不过这附近当天晚上下了场雨。 现场破坏的一塌糊涂，没有太多参考价值。哎，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案发时出入现场的犯罪分子不止一个人，这点符合李雨欣的供词，应该是有幕后主使所委派的绑架团伙。团伙都能跑得掉？哎，你自己看看这周围的地理环境，这山坡、树丛、原始森林，我都不说，随便找个山坡子往里一躲。 你看，满地的草窝都大半个人高了，隔着十米远的距离都发现不了。你得了吧，你们外勤组的活就是糙。哎，小心！嗯嗯你故意的吧？我，不是，就算想投怀送抱，那也得先回车上啊。这儿案发现场呢，影响多不好。 我们还是先把案情再过一遍吧。从现场痕迹来看，绑匪及两名受害人脚印分别来到山坡下，随后受害人脚印消失，几名绑匪脚印痕迹明显加深，应该是被害人被扛上了山顶，在这个位置上。之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能不威被绑匪控制了，或者昏过去。 申小琪独自一人来到陷阱上方拿水，掉进绑匪事先挖好的土坑里，随之对贺良已经白骨化的尸体造成了极大破坏。但从贺良的指甲里还是能验出李雨欣的 DNA，足够证明杀他的人是谁啊！一件事只要发生过，必然会留下证据。你看，申小琪在坑底挣扎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矿泉水瓶掉进了坑里。哎哎，你先别下去，太滑了，我来。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没有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心别又站下来让我接。虽然我不介意，但同一个把戏不要连玩两次。嗯。 <laughs> 那个空矿泉水瓶被技术队拿过去翻来覆去验过了，基本能确定就是一瓶普通的矿泉水，没有掺杂药物成分。瓶口唾液及瓶身指纹指向一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排除申小琪口对口被给布威的情况，那么整瓶水都是他一个人喝的，布威完全没捞着，符合绑架案中关于背叛的意向。嗯，我们还原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况，假设绑匪用追赶、诱导或者胁迫的方式。 使两名受害人来到凤凰林附近，然后在空地上放上这瓶水，让求生欲强烈的申小琪爬过去，自己一个人喝了，紧接着掉下土坑，最后再把布威唤醒，强迫他对背叛了自己的申小琪执行死刑。但按照坑的深度，布威无论如何都是够不着申小琪的，除非搬起石头把他头砸烂。 不威不见得有这种力气，而且近距离亲手杀人和远距离使用武器杀人的意义完全不同。你从贺良的指甲可以看出来，李雨欣肯定是经过了一番搏斗才用刀把他捅死的。自古以来，杀戮方式在行刑仪式中，通常都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改变的组成部分。所以绑匪又大费周章的把申小琪从坑里弄上来，只是为了让不威亲手捅死他。 为什么不塞把刀给部位，然后把他弄下去？女孩子体重明显更轻，更方便呢。你觉得有多少可能性？案发当天，黑桃 K 就在现场。如果我是毒贩，我肯定不敢在警察封山的时候露头。李雨欣的供词也表明，幕后主使是通过卫星手机跟他联系的。但黑桃 K 的话，比较难说。 这毒枭的行事风格，似乎有点嫌自己命长。 <laughs> 我倒觉得他不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案发当天也没跟现场通话。为什么？指挥车。对，案发当天指挥车就在附近，任何短波信号和卫星通讯都会被监控。如果黑桃 K 想全程监听谋杀过程，只能让手下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。可是荒郊野岭的。 不可能扛个摄像机过来，但如果行刑过程在坑底下的话，手机又录不清楚，所以只能把申小七拉上来，几名绑匪围着受害人，就像李雨欣当时杀死贺良那样。但为什么两名受害人是在山坡底下被发现的？被绑匪推下去了？或许不危。 做出了跟李雨欣完全不同的选择，以至于他也要被刑醒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摔下山崖确实很奇怪。你怎么看？我也觉得很难解释，可能还是要等受害人醒过来才能弄清楚。 <coughs> 要不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再看也看不出个什么结论来。 现在都四点多了，回去吧。嗯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事，你好好开车吧。 坚持一下，啊！待会儿回市区了，请你吃饭，好好补一补。你再提吃饭，小心我吐你车上，啊？别紧张，我还能撑着。来，别硬撑，吐吧，往这儿吐。你。 这种动不动就要上五位数的外套，你让我怎么吐得下去？嘿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心甘情愿被私教骗走的时间和金钱，就是专门为了这一刻呀！看看这身材，这肌肉，这线条，漂亮不？开车，我要睡觉。嘿，这就是你不识货了，江队。你说你……哎，老高，什么事儿？ 我知道了，待会儿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说，怎么我想请你吃顿好的就那么难呢？哎，老高说不微醒了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饭又吃不了了。那个，先将就着给你买俩包子，行吗？ 这姑娘长得整过容吧？啊？呃，不是，你觉得哪里不像原装的？搞个对象呗，江队，不搞？搞一个呗，不搞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。 我淘气，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